锵锵三人行，我们呢这个大领导，我们这个真正的部长我们请不来，但是我们需要了解上级精神呢，我们就经常请这个前任的文化部长。 <laughs> 这个对领王领导的动向，我们一直要特别关心，对吧？是是是。有有时候咱们这个上边的意思，全靠您给我们传达。那那你非上当不可。 <laughs> 最近我们注意到这个王领导他这个关心的这个工作呀，是书店。 这个三联是不是有个掏粪书店？是他开了一个模式，让我想起台湾那个成品，嗯，就二十四小时不打烊的书店。嗯，而且在这个开开开店仪式上，咱们这个王部长已经出席了，并且发表了重要讲话，是吧？指出了未来的方向， <laughs> 是吧？ <laughs> <laughs> 不是您要是级别不够啊，那话不可能重要的。 <laughs> 您为什么？哎，您出席活动是怎么考虑？您去？我也没我我起码我得在北京。我要不在北京的话，就不用考虑了啊，是不是？另外一个，我主要是因为受到这个呃，咱们这个凤凰呃这个电视台上这个梁文道兄。 关于读书节目的教育，哎呀，王部长，您说这话， <laughs> 我这需要好好的这学习读书是这样。部长肯定的，一年不会出事儿。所以您还得 <laughs> 现在还是请文文道兄啊，谈谈读书书店这些事儿，他知道的绝对比我多。不不不不，文道是读书的专家。那是，但但是我记得一件事儿啊，就中国并不是第一回有二十四小时书店。 以前开过几家的，对，呃，我记得前几年上海，好像十来年前了，开过一家，那时候也很盛大，很很很很很受瞩目，我还特别跑去半夜去看，但那个时候后来他很快就完蛋了，就结束了。我觉得三联掏粪是能够长久做下去，为什么呢？我觉得有个很大的误会。我那时候我去看上海那家书店，他呢半夜啊，他半夜开着的时候没什么人。 然后呢，这个灯呢也都熄了一大半。它亮灯的是什么区呢？都是些卖畅销书的地区。哦，就它的畅销书那个部分，它开开到大半夜。但是那些人文的、学术的，它就晚上就不开了。但这时候为什么它关门你就了解了？我们想想看，什么人大半夜还跑来书店看书？ 你如果说我今天要买一本，你你你如果卖的书都是教人怎么样赶快第赚第一桶金啊，这种书，买这种书的人不会半夜还想去书店看书。嗯。半夜想去书店看书的，还真的就书虫，书虫看的还真的就是那些可能不是最畅销的书。对对。对吧？嗯。而三联韬奋呢，从来就是个挺好的书店，非常好的书店，非常。 呃，有很有人文气质的书店，像他这样的书店，开二十四小时一定坐得住。现在有些人，你像他们那种互联网思维的，都感觉像这个书店呐，那恐怕都存在不下去了。将来，这书店我也见，我见到的也是一间一间关门的这个态势啊，这个趋势啊，这是不是将来会？他现在是这样的因为这网络很发达，对呀，就很简单。我现在买书也都是网络，我从来很少到书店里去买。 那它折扣就大呀，而且它给你送到门口来，是不是啊？有的，它有时候限制不让他打太大的折扣，有时候能打到五折，对，能打到六五折，打到七折那算打的少的，呃，六五折的是最多的，对，呃，这个这，呃，所以现在呢，这书店呢，就是所谓的实体书店呢。 他想办法增加别的业务，嗯，说喝咖啡，是吧？有有这个三明治，是，有， <laughs> 呃，另外，嗯，卖文具，有那个高级高级笔，那那个德国最有名的叫什么笔？什么？拉米啊？哎，拉哎，对了，那种高级的笔，然后就是那些呃电脑产品、数据化的产品，呃，甚至于。 其实这个我早在美国就看见了，还卖文化衫、体育越运动衫，呃，有有球队标志的那个那个 T 恤，我觉得这个实也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哎，他们三呃三连，他在这个呃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明确的说，他们受到台湾的这个哎成品的这个影响，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做到。 您那个分析，我原来还没想到。您说的对，他那个那种呃，就是就是 <laughs> 我这么正哎，我这么说有点好像瞧不起人家，就是那个打工仔儿、打工妹们看的书，他不会半夜里去，他第二天他得上班他是上班族。是啊。可是这个书书虫书迷，他们说还有一个效果。 就正在谈情说爱，没错。呃，这个你像这多多雅有多好啊，在书店里坐一坐，要要一杯水，是喝一杯红茶。这个哎，我在台北啊，我的台北朋友就跟我讲，他说这个二十四小时的这个成品啊，你要想碰美女啊，你就后半夜去。哦，他这哎，我说的是个烈焰的地点呢，听听。 <laughs> 所以说，经常有很多，他说经常有很多美女，而且陈台北的那个成品旁边就很多酒店嘛。 啊不不不，我这，是是都开房了是吧？ <laughs> 哎，这这玩意儿对有有，我怎么觉得这个提供了小说的这个资源？哎，你要半夜的三三点，你一到那儿看见一个美女，你说你一篇小说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开店呢，你得做气氛，你要能做出故事来，哎，你这个店就火了。是，你说人期待到你这个店里啊。 去发发生故事，嗯，哎，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台北的一个电影，好像是不是就叫《台北一日》啊，还是《台北一夜》？台北一夜台北就是讲成品嘛，就是讲成品在书店里，哎，男女生之间，对啊，哎，这多好啊！可是坦白讲，就像你刚才讲的，现在比如说，大部分人买书都在网上买，或者甚至买电子书了，也不是看实体书了。但是实体书店怎么办？它就只能变成这种场合，就是变成一种呃。 让人跟人之相聚，提供一种感觉的这么一种场合，有点像音乐。就音乐呢，你看过去十年来音乐行业最大的灾难就是没人买唱片了，对不对，买唱片这个东西不流行了。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全世界的音乐重新回到一个就现场演唱，就包括美国的一些马当娜什么，他们现在赚钱不是靠卖唱片，是演唱会。 唱片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推销演唱会的工具。那为什么要去演唱会、去音乐会呢？是为了感受现场气氛。同样的，现在书店提供的也就变成一种现场气氛了，而不再是。 光是说买书找书这么简单？这个文道，你看你这个看书有经验，你知道我们这文道啊，他做这个这个好书八分钟啊，他这个能一天看好几本书，是的，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看的。所以啊，我现在有一个这个时间的相对论啊，我想跟你们探讨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啊。 我总觉得我很快就看完了一本书，哗，这一本书就是看看完了。怎么到今天呢？哎呀，我觉得看完一本书太难了。我怎么，而且是因为年龄大了，时间过得飞快吗？你比如我上午起来吃完早饭，我拿起一本书，一下到吃中午饭，我才看不到两三页儿。 那不可能吧？这哎，对啊，就是或者看了十几页，是这是为什么？就是我觉得现在看书越来越慢，很久也看不完一本书。不是这跟视视力也有关系，会看着眼睛费劲，眼花了。不是，其实跟一个什么关系啊？因为你啊，这个这个什么呢？分心的事儿太多了。分在哪儿？你这一上午看书的时候，一会儿微信梆啷响了一下，一会儿这儿噔啷弄了一下，你就。 对啊，所以反倒好像看的书越来越慢，越来越少了。我我我我其实就是跟每个人一样，就跟你小时候一样，我只是一直保住了小时候的状态。是。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啊，很专心。你喜欢一本小说，看进去，就眼睛耳朵就就全关了，就只看这个书了。对对对对。我只是保留了这个状态。你比如说像我，每天我手机只开几个钟头。 <clears throat> 呃，我电邮不太回复，不太看。我没有微博，没有微信，没有推特，没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那我都不用啊。您这是我的理想，但是我个人并没有做到，是这样。我听着太理想，真的。 <laughs> 我太对对对，你也用微信。我现我我想，那太理想了。这个北京这儿啊，原来有一老爷子，也就是去年吧，是前年去世了。 这个他这个读书的方法跟您有一拼，就那范用老先生，哦，他给我介绍。您猜他他这个更绝。嗯，他说他的经验一辈子的经验，今日书今日毕，必须当天看看完。嗯，为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一下子这一天买的也好，呃，被赠送的也好，呼啦一下子十五本书搁在这儿了，全得看一遍。你看着看着。 有兴趣的这种情况下，你多累你也能看下去。你夜里三点也可以，还可以接着看。没兴趣的，头也看了，尾也看了，中间有两页也跳过去了，不用再看了。你今天都看不下去，明天你明天的书又来了。哎，有道理。哎，他太有道理了。太有道理。他说最怕的是什么？我我就是那反面教员。最怕的什么？这本书不错，搁这儿吧。 这什么时候有功夫，我得认真看。哎，又过两天，嗯，这本书好，我一定要找时间认真看。您搁在这儿，您这么搁的结果，最后哪本书都没看。这就是我的情况。那我我的情况就是，咱俩赛谦虚啊。 <laughs> 还真是，咱们一呃，咱们这共同向文道兄学习。不不不不不，嗯，但我真的我没有像范老爷子那么的去去总结，但是他这他这一对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我的确我也大部分时是，大部分大部分时候是的，我都当天处理完对，因为你不处理完，第二天那书债来了。其实唰一下子这么厚一书就看不了。其实咱们应该再进一步，就是不光是今日书今日毕。 今日事也今日毕，这是这这种人生态度哈。今今日事今日毕，这是谁呀？梁梁启超提的，谁提梁启超。今日事今日。毕。哎，这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生活一些困境。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书啊，它需要一个什么呢？就是你聚焦注意力在单一的一个东西上的这个时间。嗯。我觉得这个有时代的原因。是。这个现你发现没有？现在普遍的，你能。 单一注意一件事儿，在这件定在这件事儿上的时间肯定是越来越短了。嗯，然后你知道我前两天跟一个九零后的大学生，我问他啊，他说很有，我说你们你们这一代人和和我我我这个岁数的人有什么不同？你看他的回答就是，他我们现在注意力不能集中。嗯。 他自己都这么感觉，其实我的注意力更不能集中，但是他就认为啊，他他说我们现在这个老师也是这么说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手快，普遍的是注意力的转移非常快。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这个其实是，呃，美国早就有人，他是从那个控制板儿，就是看电视那个控制板儿说起。 呃，美国有的人上纲上的特别高，就认为用那个控制板看电视的结果呀，使一个人的注意力的集中出现了问题，使一个人的责任心出现了问题，使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出现了问题，因为他就浏览太方便了，是不是？他一晚上可以。 可以看看过几十个电视，几个几十个电视节目，看这又想看那，看那又想看，最后您什么都没看成。没错。哎，你网络就更甭说了。没错。他有一个统计，就是中国人是换这个呃，这这就是眼睛停留在同一个屏幕上的时间是比较短的一个，比很多国家都短。没错。哎，相反的，德国人、美国人都比咱中国长。对。 中国人他有一种那个如饥似渴的那急劲儿，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为什么现在网页啊，现在网站啊，他做什么新闻都出标题党，全是标题党。对，他要抢眼球嘛，因为你注意力太短，现在是注意力经济，我要抓住你的注意力，要是能够比别的新闻、比别的网站多一秒，我就赢了嘛。 那么这时候都在，于是又夸大，所以为什么中国这几年来所有的新闻标题啊，什么都越来越夸张，造假的也越来越多，扭曲的越来越多。 <laughs> 嗯，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大家平常反映，比如说微博、微信上头，你要写东西啊什么，也一样要抓人注意力，所以也是说话呢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然后这个时候呢，最常出现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我们干传媒的，对我来讲最大的问题在哪？在中国现在这个情况下。 最常被牺牲或者首先被牺牲的是真相，很多东西，讲的是吧？你你你你很多东西出来，那个事实的描述啊，也许是需要一定容量的，要要几千个字才说好的。那么，但是我把它简化成一百二十字，抢眼球。然后我们很多人收到之后呢，看也不看详情，就算是个长微博，只看了标题，太长了，后头不看了，然后立马转发，还同时评论，事儿都没搞清楚，先评论。 所以为什么这几年越来越多网民激愤啊，就说群情汹涌啊，情绪都很激动。而且你要这么说啊，整个社会都建构在假象之上。为什么这么说？你看，我看那个美国那个电视剧，它叫什么《纸牌屋》啊。我学了一句话呀，就说这社会很残酷啊，那就是就是说，呃，舆论大于事实。 嗯，就是舆论比事实更重要，是就等于说，哎，你出了什么事儿啊？你冤枉不冤枉？这一点都不无所谓，是。但是你造成的是这个舆论，我们就拿这舆论说事儿，对，就是这样。你包括你一个名人或者一个一个什么人，你犯了事儿，没人去管，这事儿怨谁？你客观上造成了这个结果。不是现在呀，我您有这么这个，我我听这词儿对我也有很大的启发。我有一个类似的词儿。 就是传播大于价值，哎是哎，您把 <laughs> 您说的几句很一般的、哗众取宠的、装腔作势的话，但是呼啦一下子传开了，您就变成了这今年的，起码是上半年的，或者是下半年的。 中国的最伟大的学者了， <laughs> 因为你有三句话，大家都记住了。所以，哎，哎，以， <laughs> 你因为你要学问真深了，谁有功夫陪着您去研究那个学问去？没错。所以那天你们收到的，那天我微信收到一个段子，就说你们这个作家的，说这个名称要改一改，因为呢，这老师跟学生说了，说以后啊不能叫笔者了，因为现在都不用笔了。对。然后说叫什么呢？那就用这按键嘛。 <laughs> 叫贱人，贱人， <laughs> 贱人。 <laughs> 然后呢，说那用现在都用鼠标了，那叫什么呢？那叫鼠辈。然后说老师，我们现在这都不用了，我们现在用这手机啊，都是触摸屏，那该叫什么呢？畜生。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新鲜阵容，老辣观点，汇聚宝岛各地言论精英，直击牵动两岸关注的每周实况，融合众生评述，畅谈原生态台湾意见。台湾名嘴会，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保险就是阳光，是分担，也是分享，是温暖，也是希望。 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哎，我们有时候喜欢问啊，就是人类将会怎样？嗯，是吧？这里边我发现都有争论，因为比如说，我们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集中注意力，嗯，就是才能，就说说一个人，说说的好极了，你的才能呢，就是你能集中的能力。对，可是呢？ 现在的人呢，有另一种观点说，你说互联网或者新科技使得我们注意力啊高度分散集中，他们认为这在未来社会未尝不会出出现一种新新人类，嗯，它会出现整个新的模式，哎，你认为过去需要集中注意力做的事，也许比如说将来可能电影小说都不存在了，嗯，它出现的是电子游戏，它需要快速移动的这么一种思维的人， <laughs> 那该怎么说呢？这个。 这我的说法就是，白痴时代到来了， <laughs> 咱们都成了白痴了，因为它只有浅思维，只有数量的积累，只有平面性的思维，没有人在那儿研究，往深了来探讨来研究，哎，而且呢，就是这些呃掌握传媒、掌握智能工具的呃这些人，他们的智商高于一般的群众。 那么一般的使用这些智能工具、使用电脑、使用手机，呃，但整天看微信、看博客的这些人呢，实际上就是一群白痴，就是被这些精英给玩着转了。呃，你想想，他不可能，他能就这么浏览一天，您能有什么创造性啊？真是一无所获。呃，您也不能说一无所获，不，他有很多好处。现代传媒啊，尤其这种数据化的传媒，有很大的好处。 增加了民主性，增加了大众性，是不是啊？在这个使这个掌握信息呀，变成了一个便捷的、舒适的过程。你过去说是好家伙，您您得得苦读攻读，现在哪有苦读的苦？人家都不干了，都哎，它它造成智能的衰退。你想，当一个机器能替你干体力活动的时候，你体力在衰退。 为什么长跑的冠冠马拉松的冠军都是肯尼亚人，都是非洲人？ <laughs> 没错，因为他得跑，他每天在上，他上学早晨跑一个半小时再到学校，没错，晚上刚下学就往家跑，要不然天黑他到不了家。用进废退，用他的他就能跑。智能也是一样，你现在不需要智能了，你说背诵还需要吗？不需要，是不是？您就是钱钟书大师来了。 我带一手机，我能敢敢跟钱钟书拼？ <laughs> 是如果我要，当然我得 <laughs> 基础的知识得有了，嗯，是不是啊？我的百度啊，我的腾讯都有的话，我就，哎，所以他这个人的智能他会退化。当然我现在说这个好像还危言耸听，嗯，哎，但是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您想呢？如果大家都不看书了，都那整天浏览，一天浏览三亿八千条的这个信息，您说这个这人？ 算算聪明人还是算白痴？他也许某方面聪明，就像刚刚才文涛讲，他反应非常快，对，他的迅速在一个环境之中攫取一个关键资讯的能力会很快速，漂移穿越的能力就高，是吧？你比如说，因为因为刚才王老师之前提到，就是我们被电视遥控器改变这个领域啊，其实是这几年很热门的一个研究。 就就很多人真的在研究阅读文化的丧失跟人类的脑部的认知结构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祖先啊，在打猎的时候或者还住在丛林或者是山洞的时候，那时候他的脑对世界的认知跟我们今天是相似的。是，他必须他不能集中注意力，他集中注意力他会死的。 <laughs> 他比如说他老盯着前头那块石头，旁边老虎来了他都不知道。 他那时候是分散的，他看环境，他要一眼能看到这个环境里面有什么东西，哪边能够采集，哪边要躲，如何如何。但是当文明慢慢建立，越来越安全，越来越稳定了，人开始可以很内向，集中在一件事儿，要把一些东西往深发展。到后来呢，印刷术普及，阅读流行了，这个东西也在改变人的认知结构。但是随着这几年呢，现在真的有学者研究，随着阅读文化的衰退。 我们整个认知结构又在重新调整，像过去那样。但是，这个东西到最后是不是好呢？还是说我们是退化了呢？还是更进步了呢？坦白讲，我我不敢判定。你看王老师就认为那就是白痴时代。我我觉得我自己是个落后于时代的人，我到现在还是守在那种集中注意力的状态。但是我的感觉是这样：如果人家觉得我落后，那我就落后吧。 我我不是那么追求先进，就你们你们去进步，你们你们比我走得快，我就落后，我觉得挺好。你比如说当年，你比如丘吉尔做领导的那个时候，他家哲人，他也是这个这个智能很高。今天的这个世界领导，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他可能有丘吉尔罗斯福那么高的智能，但是好像世界也相像。这你觉得？我？